锵锵三人行，这个周孝正老师一来我们就开心了啊！他因为他总能传播一些反动观点啊。 <laughs> <laughs> 今天这个听说您最近对这个雾霾问题发表了一通演讲，是吗？这个雾霾啊，首先是政治的雾霾，其次呢就是人心的雾霾。你看，开始他外化到 <laughs> 空气的雾霾。 哎 <laughs> 呦， <laughs> 我现哲学唯心论，这唯心论就是……哎，不是你，比如说，首先呢，它是政治的霾，所以现在呢叫政治清明，我们就盼着吹来清明的风。哦，比如说奢奢侈是吧？这个形式主义的这种霾，官僚主义的霾， <laughs> 这个现代主义都会来啊，包括这个奢靡的霾，这些都是政治上的霾。现在换着叫政治清明，清明那就是清明的风。 老百姓首先盼着政治清明，其次呢，心中的埋心中的埋什么意思？就是老百姓他不痛快，他最大的不痛快就是这个通货膨胀。为什么他货币印的太多了？广义货币 M 二他印了一百一十万个亿，它等于全年的总产值五十多万亿的百分之二百。人家美国的货币是美国的总产值百分之七十，我们是总产值的百分之二百。 货币印多了，我们印票子比美元印的还多，不是就比他美国就美国一年总产值如果是一百，它的货币是百分之七十，我们的总产值一年是一百，我们的货币是二百，哎呀，比的太多。那我们的总的总产值是现美国的一半，对，但这样算下来，人民币是超过美金。 <laughs> 所以那天那个吴晓波就说嘛，五倍，五倍，他的观点认为就是没有什么房子是这个没涨价，房子没涨价，实际上是票子毛了。 <laughs> 对了啊，你想想啊，你那个纸票子印的这么多。 他能不毛吗？所谓不编值吗？所以这也就是老百姓他不高兴。为什么？你比如说豆腐，前一年我记得就是呃七毛钱一块啊，同样的地方、同样的质量、同样的数量，然后后来就一块、一块五。我昨天还是前天我一买三块五，真黑呀！它有七八毛，它涨三块五，这都是翻两番的劲头啊！我天哪，跟上房价啊！房价就是翻两番，十年翻两番。您这大教授还亲自买豆腐是吗？不是，那什么叫大的小的？他得过日子呀。哦，我我母亲。 前两天一百周岁，那你说我不买谁买啊？哟，这高寿啊！你们家有长寿基因也也不迟。我们我母亲那代应该有，因为我姥姥曾经活到一百零三。 <laughs> 说你胖你就喘， <laughs> 是一九八二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北京最大的岁数的老人就是我姥姥，我外婆 <laughs> 真的。但你姥姥跟你母亲，她不在一个血统上不是我姥姥跟我母亲是一个血统啊。哎，怎么呢？啊，我姥姥就是我母亲的母亲呢。哦，姥姥就是姥姥，你是上海人不这么叫？ 我们那个叫奶奶，奶对爷爷奶的，对，就是外婆的意思，对，外婆外但是您再有长寿基因，在今天这个北京雾霾里头，您这寿命不好说，平均缩寿八年呢，北京啊，这是人家的一个北大清华。 呃，MIT 麻省理工学院和以色列那个希伯来大学四个最好的大学的教授搞一个课题组，有没有西太平洋大学？哎，没有， <laughs> 人家这四个大学就是顶级的了。人家利用东中国多年流行病的调查的这个数据，也就是空气污染每增加百分之十，比如说，那么流行病就增加多少？人家发表论文了，国际一流刊物等等，我们国家也转载了，就是一寸一寸，就是淮河以南，我们叫南方人。 还有一个以北叫北方人，不是现在啊，这个我看到一些资料，就是个雾霾啊，就是没治了，弄不清楚了，就是甚至啊，听说有关部门已经准备往这个天上啊弄这个叫液氮，一种东 <laughs> 一种东西，用它来把这个雾霾啊怎么给溶解掉。北京奥运的时候打过的嘛。对，在人工改造改天换地方面，中国人还是世界领先的。但是现在将来嫦娥六号就起这个。现在就是啊，这么多的科学家，就你讲，哎。 闹不清楚了，到底主要原因是什么？我发现他们那些科学院这些几个有这个研究那个研究所的，发表出一些互相矛盾的观点，有些说是汽车尾气。 有些呢，又说是什么来着？它不是暖气，它不是科学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它是心理问题。其次才是外界的技术。你比如说，中国科学院的这些专家，他们领衔的课题组，他们告诉说，最新的报告你都知道。刚才你说那个，说这汽车尾气啊，就占这个呃这个污染源的这个大概是百分之三、百分之四、百百分之四，这不都犯了众怒吗？这老百姓明白呀，你北京你这车都接近六百万台了。 对不对？完了呢？另一个呃，也是科学家就说了，大约得占百分之四十七。所以说，所以说完了就问说你这科学院这课题组花了不少钱，他是领钱他是领头了吗？说你才说百分之三到四，你你这结论怎么样啊？后来人家这篇结论从他的网站上给撤销了。完了，网上呃，过报纸的评论就是说，他不光是方法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主观因素。什么意思？就是作假呀。 所以说他们的心里有埋，他那报告你能信吗？为什么我说他心里的埋？他那他那个所谓的科学家，那根本就已经没有什么常识了。你想， <laughs> 他愣告诉说这个汽车尾气才占百分之三到四，你信吗？怪不得你说他一来就欢乐。 <laughs> 这不是还有人说是那个炒菜嘛？对啊，就这就是开始就是什么呃中等收入啦，什么中等收入陷阱啦，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到这份儿上就得有这个，这不都胡说八道？不是，不是，你想想他。 作假，他为什么呢？他对他有好处，对他有什么好处？他心中有埋吗？我一再说嘛，他已经，我这个公开的报纸这么说的，叫研究者的主观因素，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想低就低，他想高就高。你科学家你怎么能有主观呢？尤其对于这种数据，就处理，特别是解释，你怎么能主观呢？必须得客观呢。对我问的就是这个，他把汽车尾气的原因低估。对。 这个对谁有利呢？他为了掩盖啊，他说我是一次污染，他给你玩弄这个所谓的一次污染。人家说的是污染源，说的就是那个源。他说那是一次污染，这出来之后呢，它发生好多作用，比如光化学作用，一般人也不太清楚怎么回事啊。 <laughs> 完了，它就变成了二次、三次，甚至 N 次。但人家谁问你这个了？人家问你就是那个尾气，它是污染源，那源呢，它会一次、二次、三次，对不对？那那到底主要的是？ 尾气当然，对于北京市，它就是尾气。暖气呢，烧煤的这暖，那煤是第二位的。原来没有这么多汽车的时候，那个煤呢，它是第一位的。但是煤它不是二点五，它也不是 PM 之一，它是 PM 之十，叫可吸入。但是进鼻子，哎，大一点。完了，可入肺那是二点五，可入血管那是 PM 之一。那我们我们河北这这这么多工厂的这个这个原因呢？原因有啊，但是河北省的污染跟北京市它不是一码事儿。北京是什么污染最厉害？叫这个。 一级风，或者说没有风，我们叫大气环流啊，叫逆温效应。逆温效应，他们有一词儿叫盖一个棉被，就上面盖一个棉被，上面热下面冷。哎，那么你盖一个棉被，那不就是被窝里放屁独吞吗？ <laughs> 这谁不知道这道理啊？ <laughs> 所以说北京市它污染最厉害，他为什那是河北省？那是那别的地方刮的，这不胡说八道吗？他要有风啊，您的污染刮他们那儿去了，他们的污染刮你这儿了。总来讲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那谁说的嘛？那尾气就等于小区里放个屁。嘛？崔永元说， <laughs> 他的意思就是小区里放的，他是被窝里放屁， <laughs> 被窝里放屁，他哎，的意思就是说，所以说，我为什么说，一万个人在世贸天街下面放屁？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他们首先是心中的霾。 就是说他在掩盖这个事情， <laughs> 哦。如果他要真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对， <laughs> 这问题早就解决了， <laughs> 结果就把这事儿搞成放屁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没有没有。哎，咱们先看看这个这个有图为证啊，我们来看看，你看。 这是北京现在跑步的都是这款，这不是行为艺术，这是真的啊！你再看下边，这个是在武汉，哎，这个雾霾现在是全国性的了。他们弄的这个在武汉的街头雕塑上，有人给弄上了这个。你再看下边，哎，这个是行为艺术，有人在北京搞的。注意这个小妹妹啊，她呼吸的是这个气球里的空气，呼吸的是气球里的空气。呼吸法。你看她这个管子连着气球啊，塞在她鼻子里。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哪个城市的？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们这是火车站，后面是火车站， <laughs> 后面有个火车站。 <laughs> 这你就知道中国，你就说后面是太湖的媳妇你就知道中国国画啊，为什么要这留出那么多留白？嗯，就是留白， <laughs> 没错。哎，这是这个网上的这个漫画，就现在出门的装备。这个再往下看，这是我的家乡石家庄。 小学已经开始让学生练起了雾霾操， <laughs> 雾霾操 <laughs> 据说练这玩意儿能够能够去防雾霾。 <laughs> 政治上的雾霾呢，就是因为这个那个家辉嘛，就是那个家辉搞出来的嘛。那个 PM 二点五。顾，洛洛洛洛家辉，洛家。辉。要不是他搞出来，我们。 伟大首都的空气一直是很好，是就是帝国主义搞出一个东西，搞得我们这样不安。嗯，心里的这个雾霾呢， <laughs> 我都是从正面来辩护哈。心里的么是这个名字弄坏了，hazy 啊，hazy 香港翻成叫烟霞。对，香港的名字好听。你看香港的每天说我们今天什么，今天有有几度烟霞，嗯，听得多开心啊。对，我们呢搞的雾霾，这个霾字本来大家都不认识的，对不对？所以，所以这个。 这个政治和心理啊，这个加重了这个事情。你说是尾气的话呢，那世界上汽车多的城市多了去了，那为什么那些东京车也不少，纽约车也不少，对不对？世界巴黎车也不少，为什么那些大城市没有这么哎严重？我跟你讲，雾霾呢？按照周老师的这个语文啊，我就是说，的确，你比如说伦敦，雾都。 就是伦敦也是阴天哈，嗯，可是我真的感觉伦敦你可以叫雾，因为是透明的，嗯，人家周老师说咱叫雾霾是不对的，香港叫烟霞，你说咱该叫什么来着？灰霾，或 <laughs> 者就叫霾，为为什么？因为雾它是水， <laughs> 水蒸气细的小水的颗粒，那对人有有好处，透明的嘛，就像伦伦敦的阴天是透明，就老有雾啊，你皮肤就好。你比如说像那个重庆的美女就多，它原因就是一个重雾同春嘛。 绝对的，对它雾多，雾多，它就紫外线就少。哎，对，就我自己都体会到了。我现在要真要需要照相啊，我回香港照，因为这个在北京照出来的相啊，老十岁，它这个这个干枯啊，就整个不行不润。可是现在不单是北京的问题，前一阵上海更厉害，全看不见。对对，整个外滩，上海就是就是看不见啊，就是包括海口，包括三亚。 都有霾，香港人都骂了，现在更有理由骂大陆人了。香港现在也有霾了啊。那台湾呢？那些电视台的，我去，我前前一阵跑台北去嘛，那那些这个反华势力啊，那个新闻报道啊，标题就是中国毒霾入侵啊。对对对对对，还有日本、韩国啊，哎，你说这该骂谁呢？ 科学发展观它没有贯彻，该骂他们。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laughs> 我们这个汽车的发展是不全面、不协调，也不可持续。比如说，我们汽车的增产的量，一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四十，有一年接近百分之五十。全世界的汽车生产大国，第一就是中国了，大概两千万台了，超过美国，超过欧盟。那你发展太快了，你违背了科学发展观呢？你比如说，你公路的情况，你的驾驶员的这个。 素质提高，你都不可能跟这汽车这么来所谓叫协调，它不协调嘛。所以，我们一方面说科学发展观，一方面汽车的工业就完全违背了科学发展观。你们为什么每年递增百分之这么好几十？你的油跟得上吗？油的质量你跟得上吗？它这么回事。再加上堵车，你说人家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吧，那车挺多的了。我们是几年啊？是吧？我们是几年？不到两位数。但是像中国现在这样，不单是一个城市，是整个国或者半壁江山是这样。 这个历史上还真是没有。城市的历史呢，我们很可以找到，比方说洛杉矶。洛杉矶在四五十年代的时候，这个黑 y 的情况非常严重，死人呢，哎，死的几百个人。当时也是找不到原因，最后是呃，加州理工大学的一个人，一个荷兰人学者，他考证出来叫光化学什么什么尾气的那个那个有毒，它不仅是尾气的原因，它是。 简单的说哈，今天简单的说就是油没有充分燃烧掉，就油没有充分燃烧掉，最后这一部分出来以后，按我们的说法就有毒了。结果呢，他们为了这个事情跟汽车发展工业哈做了一个长期的斗争，一共经过了二十几年。加洛杉矶是一个城市，你知道它是什么？它为什么城市发展到这么大，公路这么多啊？它最大的赞助它的力量啊是保险公司。 这汽车一多，保险公司就发财。所以加州那个时候，那个洛杉矶就整个城市是铺开来涨的嘛，就完全铺开来嘛。他们的力量非常大，但是后来就是通过了什么空气，呃，清洁法之类，嗯，不是不开车，而是所有的车都加上一个新的技术叫空气净化，有一个有个东西，等到这个东西全部更新了以后，洛杉矶的到了九十年代以后，经过二十几年。 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如果你单纯说尾气的话，太笼统。中国现在这个环保不是就欧洲的不是被零四啊、零五啊。 中国普遍在零二零三吗？对，这个这个其实就牵涉到整个石油工业的炼油业。是是是，本来这个中石油还发誓要改善这个油品的品质，不过我估计他们现在也领领导最近比较忙，最近比较忙， <laughs> 最近断了给。不是，但是呢，这些都是技术主义的这个思维，它不是技术主义，包括戴口罩啊，口罩能防 M 二 M 二点五吗？人家专家说了。 防不了，因为专家自个儿都不戴。PM 二点五它是可入肺，那一它可以入血管。现在还有 PM 值零点一，也就是一百纳米，哪儿都去。所以说它不是个技术问题，它是人家问人家呃专家问说口罩有没有用啊？人说有用，什么用？心理作用， <laughs> 对不对？他们这些人戴着口罩，他心情他确实有作用，因为他觉得他好了。没错没错，他信了信就灵。实际上要能防 PM 二点五的口罩。 也能把你自个儿憋死。 <laughs> 你看，有些人说，刚才你就讲说，上面弄点什么东西就把这买，那都是方向错误。解决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政治要清明，政治要哎要落实这中央这八条，什么不许送这礼，不许大吃大喝，不许奢靡，对不对？这是一个这跟雾霾有关系，当然有关系。还有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嘛。我一再说堵车呀，你那车的增加跟这各种都不协调了，于是就堵车。北京接近六百万台车，但上班下班的时候。 是吧？这个这个时速，平均时速四点三公里，人的步行四点二公里， <laughs> 你想像这个呀？不，你堵车的时候你还不能熄火。不，有一点 <laughs> 他说的对，因为为什么现在对于这么个大家见到的现象，有各种不同的答案呢？其实每一种答案后面都针对的一个利益群体。嗯，你比如，所以这个利益群体他就要把这个对于他的这个答案给否定掉。对。 你比如领导，他要带头上班，自行车加地铁、公交，懂吗？如果领导带头了，那么底下就公车就没了，或者说极大的减少了。那么私车呢，也就减少了，大家都坐公共交通。所以说，在三十多年以前，人家俄国人给出一主意，说你们北京啊，这么多人，这么多车，怎么办呢？叫自行车栈道，也就是说一层都是门面房，一般住宅都得从二层开始。所以说自行车它轻，所以在二层修栈道。简单说，把那个。 颐和园那长廊叫自行车的走廊，哎，长廊完了，长廊呢，它就比现在骑的还好。为什么自行车现在怕晒怕雨？有了长廊了，它遮遮这个遮晒和遮雨，不更好了吗？完了呢，它又自行车轻，所以那个构建的那个成本大幅度下降。建一百圈儿这个自行车栈道走廊，它就等于一圈地铁。你想想，所以说你让平地走车人，这自行车走上面去，多好。 早就去，现在再一看，伦敦这么干了？人家当时俄罗斯的专家登在咱们中国的报纸，我看的印象非常深。我说本来嘛，你想在中国有一千多万辆自行车，对吧？他又不，他又减肥，他又不污染，他又不不占停车场，多好的事儿！人家外国都夸咱们。现在咱们这优良传统全丢了。你想一个一百多斤的人，非要开一个一千多斤的车，荒唐不荒唐？ <laughs> 而且那个自行车它占的面积多大呀？你那个汽车就相当于大象。 所以说，有人说了，我们每个人的体积都成大象。人家清华大学不是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有这比喻，说每个人都开辆车，相当于每个人的体积都变成大象了。他这城能不拥挤吗？嗯。但这些东西哪里是技术问题啊？那早就有人给出了好主意了：自公、自公共自行车加公共交通，解决北京的问题。为什么私人骑自行车不成呢？因为你得两辆，啊，对不对？啊，你多一倍吧。你要是公共公共自行车呢？你搁地铁那儿，你下地铁了，上来你就骑啊。 公共自行车它不要钱，它也不会偷了。而且很多北欧国家我看就是这样。就是啊，你光在咱你能花多少钱？现在每年租车有吧这样的。北京北京它那个这样的公共租车它要钱，关键就在这儿呢。必须得是公共自行车，它不要钱，免费。关键在这儿呢，因为你国家掏这点钱比治那霾啊，它便宜多了。现在北京用一千个亿治霾，全国用一万个亿治埋。买买自行车买多少辆？对，你要弄点免费公共自行车。 没有任何问题。那骑自行车的人不变成西西埋不是了吗？他那个那那个公交车呢？问题是埋在先还是车在先？不是，公交车大幅度减少，变成公共汽车了，电车或者地铁呀。对，但是其实我一再说，它绝不是技术问题。你要明白，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就想技术。比如说醉酒驾车，说我们发明一种技术，你你这个有酒蒸汽一多，它那发动机就关了，开不了了。这都是胡说八道啊！你你说开不了，我就能。 再让他开，所以啊，对不对？我想给你们看一段影像，就是我们不是去过加拿大吗？嗯，哎，人家加拿大那个，我跟你说，就是他没有用一点特技，真的就是呃这样的画面，就是我就觉得啊，在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透明度，没就是没就你就觉得那真是个乐土。为什么你说现在有些人呢？我就觉得，包括我这个朋友生了小孩啊，在这个美国生了孩子。 就待在这个深圳，不敢回北京。她是北京人，她我在飞机上碰见她老公，他说我老婆在深圳待着，就是你知道吗？我不要让我这个小孩儿在美国生的小孩儿，这个肺，小孩儿这个肺不可逆的，不我不要让他在北京呼吸。所以有事儿老公自个儿回来，就已经到这个程度。所以我就说你可以看看，那什么叫净土？咱们这儿就没已经没有这个景观了，你可以看看。 走。 瞧瞧，咱们看人家只能这叫看夕阳景了，所以不对。你说的不对。我小时候天天都这样，有这样吗？当然了，七八年以前，三中全会就是那个十一三中全会开之前，阳光简单说前三十年，前三十年，哎，虽然有的时候挨饿但但是空气绝对是新鲜的，饮水是安全的，食品是也是安全的。对，三十年以后，三十五年以后，新鲜的空气，对，清新的饮水，安全的食品全没了。 所以说，一旦说不要把它引到技术里，所以所以它就不是个技术。所以我就建议中国应该抽出一个地方，让周教授这样回到前三十年。对，应该完全按照前三十年的生活方式。对，不是前三十年也有播不对的地儿， <laughs> 但是 <laughs> 新鲜的空气、饮鲜水、安全的饮、安全的食品是对的，这是对的。 这是最基本的对啊，对，这要不对，我觉得什么都不对，对吧？空气、水但不对，那你别的再对也不行啊，对吧？那个时候天是蓝的，教授是不会作假的。对， <laughs> 哎呦，真是。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绿色、绿色和平，绿色。和平，